时间十一点零八分，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的《民谣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呢，星期二的早上一大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哇，好难得可以邀请到他哦！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基隆市肝病防治协会的理事简荣南简教授。简批早安，早安，施伟早，各位听众大家早。好，今天呢要。 请到了简教授来到节目现场呢，要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有关于 C 肝的治疗啊。我们同步呢，在我们的脸书上面也有现场的直播，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呃上脸书呢来搜寻，只要到脸书上面搜寻 news 酒吧官方粉丝团，就可以看得到 Uncle 的现场直播了，还可以看得到简教授以及声音有点烧瞎的思维。 教 <laughs> 授，我这样的声音还可以吗？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还是性感了哈。对对对对对。你怎么得那么好？很动听。 <laughs> 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跟简教授呢来聊到有关于膝肝的治疗。当我们在讲到膝肝的治疗的时候呢，我想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啊，在今年的一月一号起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所有的膝肝患者只要确认你是膝肝的代源者，都可以无条件的来做健保给付，使用新的口服新药，对不对？哎，对，因为虚型肝炎里面。 他得到的这个肝癌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会有病毒，嗯，有病毒的就需要治疗，嗯，好，因为有病毒不治疗，他就会走肝病的三部曲，嗯，从慢性肝炎、肝硬化到肝癌。慢性肝炎、肝硬化到肝癌是，嗯是，所以啊，这个我们细型肝炎的演变是非常有趣的哈。从大概这三十年来，国人死于肝硬化跟肝癌的。 以前的最多原因是 B 型肝炎，嗯，第二多的是 C 型肝炎，嗯，但是 B 型肝炎因为啊打了疫苗，所以 B 型肝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 C 肝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多。嗯，好，所以啊反而是。 在台湾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会得到这个肝癌？很多人都以为说是，是不是这个工作太操劳、太累了，然后呢，以至于爆肝，或者是说呢，酒喝太多了造成的酒精性肝炎。但是事实上，在台湾造成肝病、肝癌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 B C 肝的带源，对不对？是，没错，B C 肝的带源是肝硬化跟肝癌最重要的原因。嗯，第二个原因是喝酒， <laughs> 哎，但是你生活不正常。 会改变你的免疫力，所以会让 B C 肝的病毒活化。 然后会发炎，也会间接的造成肝病的发作。嗯，好，那我们要请呃呃 <coughs> 一呃教授来跟听众朋友呢稍微的聊一下了。呃，我们有讲到就是说呢，B 肝现在呢可以用药物做很好的控制，那 C 肝呢是可以完全的用新的药物来做一个治疗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先稍微的聊一下？呃，C 肝的口服新药它的优点跟好处在哪里呢？好，谢谢。急型肝炎的治疗呢，在两年。 年多以前，健保的几户的药物是施打长效型的干扰素，嗯，跟口服的抗病毒药物，我们叫雷巴威宁，我们叫联合疗法。是那样的疗法，在台湾，因为一种新型肝炎病毒，它有六种基因，台湾最多的基因是第一型跟第二型。嗯，那样的治疗在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好的疗效，第一型的可以达七十个 percent，第二型可以达九十个 percent。重点就是说，这两个药物的副作用比较大。哦，你是说那个？ 呃，还在打那个。 干扰素跟雷呃口服的雷巴威林的时候，对不对？是，那个时候的副作用很大，而且疗程通常最少要六个月，最长到一年。嗯，好，所以副作用包括感冒的副作用，包括贫血，包括大家很在意的掉头发。对，好，还有的人会得到一点点忧郁，嗯好不良的情绪，所以它的副作用比较大。所以有一些民众认为，细型肝炎用干扰素的治疗有点像在做化疗。嗯，好，因为他觉得副作用很大。 很辛苦啦，哈！我曾经访问过这个乙肝的病友，他们啊有谈到说，他们在之前使用干扰素的时候，真的是比较辛苦。那个除了皮肤会瘙痒之外啊，还会有呃贫血，然后三不五时，的要到医院去输血，甚至还会有失眠、有忧郁的状况，还有那个呃掉头发的情形。这些状况其实都会影响到日常生活的品质。对，嗯，所以。 这因为副作用比较大，所以虽然政府有几副这样的药物，在过去的十几年呢，其实只有大概接近十万个人口来接受这样的治疗。但是这样的口这样的治疗，因为有副作用，所以接受度没有那么高。但是这两年完全不一样。嗯，这两年有口服的抗病毒药物出来，它有非常多的好处。最大的好处是副作用降低，嗯，接近没有副作用。第二个是疗效增加。嗯，刚刚有提到七十个 percent。 跟九十个 percent，现在是九十五到九十八哇，所以疗效增加。第三个是时间缩短，以前九五到九八，你是说治愈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八，这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高诶？对不对？对，这个在人类的就医还有医药的发展里面，几乎是绝无仅有。你看感冒都还不一定能治得好，感冒都会一直反复的发作，对不对？对。但是 C 型肝炎使用新的口服新药。 治愈率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五到百分之九十八，是没错。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它的治疗的期间缩短。嗯，刚刚有提到说，用传统的干扰素呢，必须要有半年到一年。嗯，但是口服的抗病毒药变两个月到三个月，就是八周到十二周，大幅的缩短，民众的接受度会非常的高。嗯，那过往这个口服的抗病毒药最大的。 缺点，嗯，就是太贵，嗯，太贵，因为这个药刚出来，贵到可以买一台车子啊！是是是， <laughs> 而且是双 B 的车子，因为那个药刚出来的时候，口服每天一颗，吃三个月要两百八十万，哇，两百八十万，进口车嘞！对，所以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是，那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应该要给政府一个掌声，嗯，因为政府决心要去消灭新型肝炎，嗯，所以开始由政府去。 编预算虽然从健保，但是它是独立的总额。嗯，那这两年呢，已经治疗了四三万个人。嗯，那今年呢，跟大虎从一开始的二十六亿到四十三亿，到今年六十五亿。嗯，要今年预计要治疗四万个病人。哇，所以今年编列的预算是六六十五亿，然后要治疗四万个膝肝的病人。对，这个是目前卫福部定出最新的膝肝治疗的目标，对不对？对，嗯。 啊，这个这个，因为国家有政策，所以他可以跟药厂做很多的尼古协议，所以这个药价就直接一直降，降到现在是二十万， <laughs> 但是二十万也不是小的数字，因为两个月到三个月二十万。 那政府呢直接买单，嗯，直接买单。那去年跟前年是因为把嘴还没有那么多，嗯，所以限制纤维化要比较严重的，譬如说纤维化四分就是到肝硬化，嗯，或者是纤维化三分接近肝硬化才可以治疗，嗯，所以门诊有很多病人两分一分零分，常常都问说什么时候等到他啊？那终于他们得到答案，今年等到他啊，就是不管你是在肝硬化、肝脏纤维化，是不管是在。 几分，通通都可以来做治疗，对不对？对，通通来治疗，而且治疗以后呢，接近通通痊愈。嗯，比如说九十八个 percent，那个就接近痊愈了。是，那痊愈以后有非常多的好处。第一个， <coughs> 对不起。 第一个就是你的肝脏的发炎就停止，嗯，纤维化就停止，所以你就不会进入肝硬化，你肝癌的机会就大幅下降。嗯，第二个你会维持健康的肝脏，你的生产力就增加，嗯，你可以照顾你的家庭，嗯，好，那这个对我们整个国人的健康跟疾病的管制是一个一大的福音。所以这边要其实啊，要绕到一个最大的呃源头，也是最源头的部分，为什么大家常常在讲说我们要在预防肝。 病的部分呢，预防 C 型肝炎病毒跟 B 型肝炎病毒这么样的重要，因为这些病毒潜伏在我们的肝脏里面，其实是会让我们的肝细胞发炎，对不对？那当你的呃细胞一直在发炎的时候，它其实就很容易会变成肝脏的纤维化，然后接下来就变成肝硬化。所以我们说什么肝癌三部曲？ 肝呃，慢性肝炎，呃，肝硬化，肝硬化，肝肿，肝癌，就是这个样的意意思。没错。所以为什么呃，细型肝炎现在不分呃？ 程度都不分那个呃肝脏纤维化的程度都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原因就是在这里。是原因在这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的纤维化越轻，嗯，你治疗好，我们以前长期的研究，治疗好以后得肝癌的机会是接接近零，嗯。但是你如果肝硬化治疗好，还有四分之一的机会得肝癌，嗯。那这样听起来好像应该让纤维化比较轻的先治疗，嗯。好，但是因为政府的预算有限，所以。 让疾病比较严重的先治疗，那先治疗好的，像过去那两年治疗好的病人。 一定要维持在门诊追踪，因为他有一些机会得到肝癌。嗯，好，啊，年年轻的或者是说纤维化比较轻的，应该赶快出来治疗。嗯，因为那个消消灭这个息型肝炎就等于痊愈。嗯，以后得肝硬化，哎，肝硬化跟肝癌的机会就接近零。嗯，好，所以这这一组应该要呼吁我们的国人，有息型肝炎虽然没有症状不痛不痒，还是要勇敢出来接受治疗。嗯，何况这么好的药，这么大的疗效。 你要不用，有。 负担金钱上面的负担，嗯，完全是由政府的健保来买单，是啊，好啊，所以呢，呃，简荣，呃呃，我简荣南教授呢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哦，也就是想说呢，事实上呢，我们在做这个 C 肝治疗的时候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要预防肝癌的产生，因为呢，肝癌的产生影响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家子的人，而 C 肝的感染呢，也有可能不是只有家里面的一个成员而已，而有可能是家里面的很多人。 所以最好是大家可以一起吸加带卷一起来去做检查是最好的。是因为西井感染的感染在国人里面，它的盛行率大概四个 percent。嗯，但是如果你这一个家庭。 有一个人得到 C 型肝炎，他的盛行率会高到二十几个百分。嗯，好，啊，只是他传染的途径怎么来的不知道，所以以前在医学上叫做亲密的肢体接触， <laughs> 譬如讲阿公抱一抱孙子或怎样，不知道怎么来，但是家庭得到乙肝的几率就是增加。是，所以你的家庭如果有长辈得到了 C 型肝炎，嗯，那其他的成员，我们建议应该要去检查有没有 C 型肝炎感染。哦，了解哈。 所以呢，我们在讲到了有关于呃这个细型肝炎的时候呢，真的是希望全家大小一起来共同的来做一下防御啊！呃尤其呢，今天呢，简荣南教授来到了节目的现场呢，也是跟大家来正式的宣告跟预告呃其实呢，从一月一号开始呢，政府就已经正式的宣布了，细型肝炎的病患呢，只要确定有带源的，不管你的肝脏纤维化的程度为何，都可以来使用健保给付的口服新药，好好的彻底来做。 个治疗，而且这个治疗率呢，高达了百分之九十六到百分之九十八，而且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于 呃，患者来讲而言，应该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是，嗯，我想对患者来讲，除了经济的负担，其实药物的副作用的部分也接近没有。嗯，所以加上我们国人没有任何恶心、不舒服、想吐的副作用都没有吗？几乎没有，但是有少数，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有少数特特异体质的关系，所以有的人可能有一点点觉得腹胀，嗯，有一点点觉得恶心，嗯，还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头痛。 嗯，但是这一些症状比起我们真正得到感冒的时候那个症状比起来几乎微乎其微，嗯，好啊，而且那个时间很短。你说八八周的治疗，你可能吃了一一两周，可能有一点点些微的作用，到后面大概都没有，嗯，所以。 接我们在医学上的判断就是接近没有副作用，嗯，所以鼓励大家应该要出来治疗。那后续的呃，怎么样的一个判断方式才叫做真正的治疗成功呢？是我们治疗有没有成功？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急型肝炎的代源，你到了。 医院来或到诊所来，他就会帮你验有没有病毒。嗯，有病毒的才需要治疗，因为口的药就是要根除这个病毒。病毒就像一棵树的树根，你要把它斩草要除根，它就会没有。所以我有没有治疗成功，一方面是看肝功能，一方面就是看病毒。所以我们在治疗的药物结束的时候，我们会测病毒。嗯，那真正成功是要停药三个月没有复发。 嗯，才叫做成功。所以在停药以后的三个月，还会再测一次病毒。嗯，如果你治疗前的病毒，我举一个例子，每一 CC 的血液假设有八十万只，嗯，那你治疗结束零，嗯，三个月停药零，这样就是成功。嗯，成功以后再复发的机会很少，文献的报告大概十万分之几，嗯，很少。但是吸肝。 治疗成功，我们还是要呼吁，嗯，因为吸肝可以再感染，嗯，好，譬如说，就是你有可能治疗吸肝成功之后，但是又再感染到吸肝，是，这是有可能的哦，是，对，我们吸肝的族群在台湾大概分为两部分，一个大概五十五岁以上，那个是因为那时候的长辈，我们台湾的医疗环境没有那么好，所以是针头互相感染，嗯，好，但是五十五岁以下的年轻的族群有很多是。 是打毒品啊，打毒品，所以你如果治疗成功了，假设年轻的族群，千万要远离毒品，嗯，不然你还会被感染，因为那个针头的重复使用还是有可能会造成感染啦。哈。好 C 型肝炎跟 B 型肝炎的感染途径都是一样的，都是血液感染，对不对？哈，所以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呀。哈，好，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我们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十一点二十六分，欢迎。 欢迎回到《民安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节目现场呢，邀请到了特别来宾，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基隆市肝病防治协会的理事简荣兰教授呢，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 C 肝呢。在今年呢，二零一九年呢，可以说是 C 肝的病友非常幸福的一年，因为呢，政府公告了有关于 C 肝的。 呃，口服新药的健保给付的新的政策，我们请简教授再简单的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是在讲政策之前，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政府会有这样的政策？好，因为在二零一五年跟二零一六年，世界卫生组织它宣布要在二零三零年将全球的病毒性肝炎，包括 B 肝跟 C 肝，要把它根除。嗯，好，那这个。 这个这一项呢，要列为国家永续发展的指标。是，好，那我们台湾呢，啊，就跟进。我们 B 肝因为是全球第一个打疫苗的，所以二零三零年我们达到根除是没有问题。嗯，那这个根除它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新感染的病人要少于九十个 percent。哦，哎，啊，第二个应该被治疗的要。 含概率要八十个 percent，第三个因为病毒性肝炎而死亡的要减少到六十五，呃，要减少六十五个 percent。是，好，那 B 肝。 没有问题，到二零三零会符合。那吸肝因为现在有新的口服的药，它可以直接将这吸肝的病毒把它消灭掉。嗯，那它最大的问题，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有提到，就是经费。嗯，啊，所以国家有没有财务，能不能负担这么大的经费？哈，那我们的政府呢，毅然决然在二零二五年，嗯，要消灭吸肝。嗯，也就是说比。 世界卫生组织要提早五年的时间，提早五年。我刚刚就在私底下问教授说：“教授，政府怎么这么愿意花这个钱投资在 C 肝的上面？是不是 C 肝的这个病毒的消灭真的对我们的国人健康很重要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肝癌跟肝硬化、乙肝都占这个。 病毒性肝炎里面的接近四十到五十个 percent，另外接近一半就是还是 B 肝。那政府如果投资吸肝这一个，第一个疗程很短，第二个消灭率很高，第三个会增加国人的除了身体的健康，增加生产力。好，那。 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投资绝对是符合投资报酬率。嗯，前面这一段投资，后面减少，因为肝硬化跟肝癌的医疗费用大幅下降。嗯，好，所以对政府来讲，以他照顾民众的那个心情，这个是最好的投资。OK，好，那这样的治疗呢，大概今年是四万人。嗯，往后大概每年都要治疗四万人。嗯，所以我们去算一下，在二零二五年，我们的涵盖率就会到八十五个 percent。 有机会把八十五 percent 的吸干病友的。 呃，治疗全部都治愈成功，对不对？对，全部都治愈成功，这很重要。第二个，乙肝很有趣，乙肝的预防跟鼻肝不一样，鼻肝的预防要施打疫苗。对，乙肝因为没有疫苗，乙肝没有疫苗可以保护啊，乙肝怎么办呢？那乙肝的传染的的那个政策就是治疗，就是治疗等于是预防。嗯，好，因为它传染必须要有传染源，但是你乙肝都治疗好了，你的。 亲朋好友是吸干，你的办公室的伙伴是吸干，他不会传染给你。嗯，好，他不会传给，因为他已经被治愈了。嗯，所以因为这样的途径，所以连那个九十个 percent 的那个新的感染，嗯。我们用工位的模式去算，可以下降到九十四个 percent。嗯，减少九十四个 percent 的。 的新的感染，嗯，然后应该被治疗的可以达到八十五个 percent 哦，了解。好，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真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在呃，比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二零三零年还要再提早五年，也就是在二零二五年的时候，就可以在台湾完完全全的消灭西干了，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消灭西干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出来，要出不是？第一件事情是 <laughs> 先知道自己有没有 BC 肝哪里？你要先知道自己是哪里人呐，对不对？哈，你呢？哎，讲了这么多，听了这么多啊，我我到底有没有 BC 肝，我都不晓得哎。所以第一个是应该是第一件事要先挽起袖子，先来抽血检查啦。是这个主持人提的这一个啊，让我那个。 啊，心动了一下，因 <laughs> 因为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在门诊有一个很好的、很很好的病人，他非常规则回来治疗，但是他是鼻肝，他鼻肝因为没有办法全部消灭，所以他变成要吃长期。啊，那他的先生每次都陪他来，好，啊有一次他自己来，嗯，他跟我讲说他先生生病了，我就说生什么病，结果他说肝癌。 <laughs> 肝癌啊，他先生不在我这里看，都陪太太来。就先生是 B 肝肝癌，好啊。但是先生因为没有去检查，没有去检查，他以为 B 肝只有他太太有，他没有检查。就太太治疗的很好，那先生先生没有检查到，对，没有检查到。哎呦那么又跟夫妻感情又很好，又照顾太太，常常替太太来拿药。嗯，结果他得到肝癌末期。哇！ 哎，这听到这件事，让大家觉得很心酸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呼吁说，其实要检查有没有 B C 肝，真的是全家大小、惜老带幼的全部一起去检查做筛检是最重要的。是，特别是台湾在 B 肝跟 C 肝都是高盛行区，嗯，你要活得非常健康，第一件事情就要知道你有没有 B 肝跟 C 肝。嗯，是。好，那国国健署也有一个政策，它叫做成人健检，嗯，它是五十五年次以后。 出生的，在他四十五岁那一年，可以免费检查一次 B 肝跟 C 肝。嗯啊，但是有的人接近这个年龄，有的人没有。所以，如果家里面有人有 B 肝有 C 肝，应该到医疗院所去验一下，他自己有没有得到。 乙肝或乙肝，因为还是很有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会去感染到嘛，对不对？比如说，呃，共用那个刮胡刀啦，或者是共用牙刷啦等等的，都还是有机会经由这些血液感染的途径而去呃感染到了肝呃肝病的部分，没错，是是的。好，所以呢，还是要呼吁大家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一定要首先呢，第一步先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乙肝。如果呢，你真的确定自己有乙肝的话，教授是不是？ 是不迟疑，绝对不能拖。一知道自己有吸肝的话，是要先去验病毒量吗？还是要先去验基因型？还是就是直接先去治疗就对了？啊，一般你有吸肝到门诊来，我们先验病毒。嗯，有病毒就会验基因型。嗯，因为没有病毒就不用验基因，因为验不到。有病毒跟有基因型，现在就不管肝脏有没有发炎，不管有没有纤维，就直接治疗。嗯，就直接治疗。嗯嗯。 好，所以呃，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的膝肝的治愈率，应该是可以大幅的提升，提是大大的增加啦，对不对？哈哈，网络上有很多听众朋友有问题哦，我们赶快来帮听众朋友来回答了。首先呢，先来回答的是，哇，这个呃，诶，请问未来 B 肝有可能像 C 肝患者这么幸福，有新的口服新药可以完全治愈吗？ 这个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嗯，那我个人的的觉得应该是有可能。嗯，因为现在医学的研究一日千里。嗯，尤其乙肝可以根除以后，现在大部分的那个研究都投资在 B 肝。嗯，好，那 B 肝跟乙肝为什么一个可以痊愈，一个不行？主要是病毒的生活史的关系。是，乙肝的生活史就在我们肝细胞的细胞质，那 B 肝到细胞核。 细胞核就像一棵树的树根，它扎了二三十层，那吸干只有一两层，所以它很容易被清除掉。哎，啊，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还是很有机会，请大家期待。啊，就是如果把自己的病情现在控制的越好，在未来的话，事情都很难讲嘛，对不对？哈，哈。那另外也有听众朋友问说，诶到底吸干是要去看哪一颗啊？诶这蛮多人常常问的哦。诶吸干是这样。 那个你只如果只要做检查，嗯在一般的家庭医学科、一般内科或者是内科其他次专科都有机会做检查。嗯，但是因为吸肝这个药很贵，嗯，那必须要有专业的人来处方，所以在那个健保署里面，它规定必须有消化系专科。 也就是肝胆肠胃科吗？对，就是肝胆肠胃科才可以治疗，所以你直接找肝胆肠胃科就不会错。OK，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另外呢，也有呃网友问说呢，请问得到 C 肝是不是真的没有任何的症状？哦，这个很问题很重要哦。这这个有两个两个层面，第一个，如果你是得到而产生急性肝炎。 一定有症状，这急性肝炎的症状跟感冒一样，所以很多人得到认为他是感冒，除了黄疸跑出来，比如说眼睛变黄了，家人说：“哎，呀你的眼睛怎么变黄了？”去检验才知道他是吸肝，不然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得到吸肝，其实他的症状跟感冒一样。那让他回忆他的人生感冒那么多次，也不想哪一次得到。但是比较重要是得到以后有七到八成会变成慢性。 啊，这个慢性以后的发炎就没有症状。嗯，啊，等到你觉得不舒服，通常都是肝脏出了问题。等到真的出现了什么黄疸呐、腹水啦，对，然后异常的疲倦啊，那都已经是 C 肝很严重、很严重的情形了。没错，千万不要拖到那个时候。是是。所以 C 肝初期的症状是什么？跟 B 肝一样，就是没有症状。对， <laughs> 最多的没有症状啊，急性的就跟感冒一样，刚刚有提到嘛，头痛、发烧、恶心、呕。 吐、流鼻水、打喷嚏，啊，甚至有的人会整个拉肚子，这个都会。那比较会让医生怀疑他是肝脏出问题，嗯，就是黄疸跑出来，嗯，眼睛变黄、皮肤变黄、小便像茶色那样，嗯，这样医生就会特别去怀疑他是不是肝脏的问题。了解哈。另外呢，呃，呃，网友 Betty 说，哎，政府今年编列了六十五亿，然后是要给四万人用，会不会跟之前一样根本排不到啊？诶。 有可能， <laughs> 今年有可能，因为今年哈，今年那个光是南部在一月二号到四号开始开始使用，光是南部就已经用了一两千个，哇，很快只有三天哦啊，那这个是有可能，所以大家都蓄势待发，在拿号码牌，是不是？ <laughs> 但是。 因为西甘南部的感染的病人还算蛮多的嗯。那我们台湾最多的就是在苗栗、云林、嘉义、台南，好，云嘉南。那云嘉南都是在南部，那北部大概就是苗栗，比算比较多的盛行区。那这个我们自己去推算，可能到今年的六七月就会用完啊。不过大家不要太担心，因为政府是有决心的。万一你在那个时候刚好用完了，明年还会有。 明年还会有，后年也还会有。对，到二零二五。这是你那那最新的卫福部内部情报，是不是？ <laughs> 这还有预算，大家不用太担心嘛，对对对。哎，可是这个是要去到，一定要到那种，比如说像是呃呃长庚呐、台大啦、荣总这种大医院去才可以吗？还是到临近的肝胆肠胃科都可以呢？ 啊，到临近肝胆肠胃科就可以，就可以做吸肝口服新药的治疗了。对，只要是消化系专科医师，基层诊所也可以。嗯，那我们现在全台湾消化系的专科医师，他们还有一个使命，就是少数就医不方便的地方，譬如说我们原住民村、原住民乡，在山上，它光是交通要两三个小时那一种。我们政府有一种叫外外展门诊，是，就是你因为要。 啊，transportation 要那么那么远，那就医生过去，嗯，医生过去。所以我想，这个是全民动起来，一起来消灭膝肝。OK，好。另外呢，网络上还有朋友问到哦，你们哎问的问题都很专业，你们这些网友。 <laughs> 哈呃，有人问说，如果是急性的膝盖，有没有符合健保的给付资格？目前目前是不符合。 嗯，因为目前我们的那个政府呢，它是要治疗慢性的乙肝，那急性的他自己有机会将病毒清掉，虽然机机会没有很高，大概二十到三十个 percent，嗯，也就是说大概有七成、少数八成，它会变成慢性，嗯，好，所以急性会不会是符合治疗？目前没有，以后就不一定啊，以后就不一定。OK，好。另外还有朋友问说呢，呃，之前呢。 阿姨是不符合健保的给付标准的，因为肾功能不好，所以现在也可以健保给付了吗？是这个非常好的问题，以前认为很难治疗的那个族群，包括刚刚有提到肾功能不好，或者是洗肾的。 或者是有两种病毒感染的，譬如说 V 型加 C 型，或者是 C 型加艾滋病毒，嗯，好，等等，这一些以前都是困难治疗的，但是现在口服抗病毒药物完全克服这些障碍，嗯，也是一样的治疗，一样的成功，嗯，好，所以甚至有的肾功能不好的，我们的台湾的某一些。 医学中心的报告达到一百 percent，哇！哎，所以所以你意思是说，洗肾的患者使用这种 C 肝的口服新药也是 OK 的，在医生的监测之下，是可以放心的来使用的。对，而且我们鼓励，为什么鼓励？因为我们洗肾的病人，他如果有 B 肝或 C 肝，各位知道他是被分在一个感染区洗肾，等于被贴了一个标签。所以我们的病人如果他洗肾在感染区，他会觉得他矮人一等。 哦，其他的同伴在非感染区，我是感染区，我在这里洗，他非常的不舒服，但是他没有办法。哦，好啊，但是现在治疗好了，肾脏科医学会他们也通过这样的案子，就是治疗好了没有病毒的肝肝胆肠胃科的医生写了一个证明，他就可以从感染区移到非感染区，对，所以病人的自信心就增强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来治疗。OK，好，所以如果你是现在正在洗肾的病人或肾功能不好的病人的话，使用这个 C 肝的口服新药也是 OK 的啦，哈哈。另外呢，还有人问说，请问会不会有病毒量但验不出基因型，这样要治疗吗？啊，这个这个是非常专业。 因为我们的病毒量，为什么会有病毒量验不出基因型啊？就是病毒量非常少，嗯，病毒量非常少，因为我们现在检验病毒的方式，我们叫做。 聚合酶连锁反应，它就是把一个核苷酸把它放大，有的放大一百倍，有的放大一千倍，嗯，所以它是经过放大出来的去检测这个病毒，嗯，所以如果你的病毒量非常的少，那那个去测基因型有时候会测不出来，嗯，这个是有的。那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么少的病毒量，其实你有可能靠自己的免疫功能就把它杀掉了，嗯，啊，如果万一杀不掉也没有关系，病毒量。 没有检测出来。我们现在有一个口腔病毒药，它是全基因型的，它是不管你是哪一种基因。我们现在的基因是有第一型到第六型。是，那检测不来不出来，它有全基因型，一样把它杀掉。嗯，好啊，这是回答你的问题。呃，哎，真的网络上还有朋友问说呢，请问 B、C 肝会同时得到吗？因为家人本身是 B 肝的代原者。是，这个也是非常好的问题，应该蛮常见的吧？B、C 肝的代原，十个 percent。 嗯，为什么是十个 percent 呢？因为台湾的 B 肝百分之六十是母体垂直感染感染，所以台湾的 B 肝大部分都是很小就得到，出生得到或者前三岁三岁以前得到的感染，它才比较会变成慢性。 成年人得到急性 B 型肝炎，百分之九十五会痊愈，嗯，而且会有抗体，嗯，所以在台湾的 B 型加 C 型呢，C 型是后后面才进来的，嗯，啊，后面进来的它的力道都比较强，嗯，所以我们临床看到的 B 型跟 C 型两个病毒同时存在的，你去检验，大部分都是 C 型肝炎的病毒量比较多，嗯，B 型比较少，嗯，所以我们通常先治疗 C 型肝炎，啊，哎，啊 C 型肝炎治疗好，少数 B 型肝炎会活。 活化，嗯，肝脏会发炎，再来治疗 B 型肝炎。OK，就是说，呃。 两害当，就是两两个都是不好的东西，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先把 C 型肝炎先把它完全的消灭掉，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好好的控制我们的 B 型肝炎这样子，对不对？哈，就是先把那个最不好的部分先来处理掉哈。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呢，呃，特别来宾呢是我们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也同时也是基隆市肝病防治协会的理事简荣男教授。我们这边要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喽。前段时间十一点四十。 十六分，欢迎回到《名阳口》节目现场，我是施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林口长庚医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基隆市肝病防治协会的理事简荣南教授呢，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肝病方面的问题了。可以请到简教授，真的是太好了，因为我今天呢 <laughs> 喉咙不舒服，加上头晕脑胀的，幸好呢简教授都可以非常利落的来回答有关于呃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赶快再来看一下，如果呢你想要回答呃想要来参 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哦，可以上脸书，请大家上脸书搜寻 news 酒吧官方粉丝团，news 酒吧官方粉丝团，非常欢迎您呢，可以上网啊，然后帮我们按赞、留言跟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呢都可以知道这个讯息。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样的重要？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呢，肝病哦是台湾的国病，像在我自己的身边哦，也有不少人呢都是呃。 爸爸妈妈或者是自己本身呢，就是有肝癌，呃的，曾经产生过肝癌，或者是肝癌手术过，所以其实肝癌的发生比例这么样的高，我们真的都是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跟注意、跟留意。所以也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分享出去了。从二零一九年的一月一号开始呢，政府是全面的开放了 C 肝的口服新药的健保补助，也就是说呢，只要你确定是有。 呃，得到了 C 肝的病毒感染，然后有病毒量的话，就可以来使用口服新药了。不管你的肝脏是否已经有肝硬化了没，对不对？哈，哎，这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好消息，也代表政府对于肝病的重视啊。是，是。好，那呃呃，还有好几个问题要赶快来请教一下呃呃医师了。首先呢，我们先来问一下，哎，请问一下，C 肝有分型吗？ 不同型的治疗会不会不一样？你刚刚有讲一到六型，是不是？是是，膝 <laughs> 肝有分一到六型。嗯，那台湾最多的还是第一型跟第二型。对啊，第一型又有分 One A 跟 One B。是，那第二型也有二 A 二 B 等等哈。那每一种型，它选择的药物不一样，嗯，治疗的时间长短不一样哈。但不过大部分就是在八周到十六周。嗯，好啊，这个还跟病。 人以前有没有接受过口的抗病毒药物治疗有关？有没有接受过干扰素的治疗有关？啊，等等。不过不管怎样，前面的那一些治疗不成功，现在这一波的口抗病毒药一定会让他成功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之前曾经治疗 C 肝病毒失败的人，对，可以。 再试一次口服新药的治疗吗？对，或者是无法忍受先前那一些副作用的人，是他现在也可以来使用口服新药。 是，哦。就是对之前长效型的干扰素跟雷巴威林失败的没有问题，现在可以再试。那以前口服的新药，因为政府还没有给付，有少数的人是自费，嗯，自费去吃啊。药物的引进就是先出来的，它的疗效就没有那么强，那所以少数还是有人失败。嗯，那这个现在政府全面给付了以后，你就可以再来试。嗯，好，哎，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邀请大家哦一起来，呃，来分享。好，那接下来可以。 一下，上面还有有有些人有问题，呃，有一些有人问说呢，呃，他二十年前三十五岁的时候曾经得过 C 型肝，呃，急性肝炎，但是不知道是 B 或 C，有需要再检查吗？他说他这二十年都没有再过再就医过，诶诶能不能拖太久啊？ <laughs> 应该要来检查，应该要检查，对不对？对。 OK，好，Can l i n 好，赶快去检查一下，不要拖那么久。好，另外呢，有人呃，请问一下，A、B、C 型肝炎的传染途径，接吻会，嗯，会传染到吗？ <laughs> 啊，一般 A 是这样，A 是经过被污染的食物跟饮水。 啊，所以他会得到感染是经过这样。那 B、C 都是经过跟血液相关，血液跟体育哈。嗯，液大部分就是譬如说输血、嗯，针灸、纹美、纹身，还有拔牙、刺青对，那那个体液的刚刚有提到，像接吻，嗯，那接吻还有性行为，嗯，这个是体液但是接吻基本上是不太会感染，除了说你的另一半他是。 口腔破的非常厉害，所以那个唾液跟血液它是混在一起啊。你自己也是口腔破的溃疡一塌糊涂，这样它才有途径进去，不然的话它是不会感染的。对，就是爱冷的那 嘴巴，龙嘴巴，滑稽， <laughs> 这个几率还蛮低的啦，是蛮低，不要玩那么激烈，好吗？好，所以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不太可能会因为接吻而得到呃 A、B、C 型的肝炎啦，对哈。好，另外呢，呃，还要来回答的是呢，呃，哦，就是有人问说。 医生在治疗过程当中呢，会不会冒出另一种基因型，跟原本检验的基因型不一样，这样会影响治疗的效果吗？还是基因型的检验有没有鉴保的给付？ 好，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哎，我觉得这个这个听众蛮专业的。啊，我我觉得他应该是病友，因为我我根本连他题目都看不太懂。 <laughs> 我们病毒的基因型虽然有第一型到第六型，但是我们有十个 percent 的病人他是混合型的。真的？譬如说，嘿，譬如说 E A 或 E B 再加第六，啊，或者 D E A 再加第二。 嗯，好啊，这个因为两个病毒的不同分型，它有量的关系，嗯，所以你去做基因分型，万一另外一个微弱的那个病毒，它是量比较少，你测起来可能只有一个型，嗯，那譬如说以第一型为例，你就治疗第一型了，后来发现，哎，它后来怎么又跑出来？再去检测，结果是第二型，嗯，好啊，所以这一种的怎么去克服呢？因为口服的抗病毒药物有一些是基因特异的，譬如说只有对第一型有效，对第二。型。 型他就没效，但是现在有全基因型，全基因型就是一到六，不管你是哪一种型，我全部会打死。好，所以这个民众也呃听众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有这样的药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因的检测鉴保有没有几户？这个答案是。 Yes，有几户？哦，OK，基因检测政府是有几户的啦，哈。好，有民众问说呢，如果家人呢有肝癌，但是已经治愈了，也可以治疗 C 肝吗？呃，如果他的肝癌是因为吸肝病毒引起的，嗯，那个当然要，嗯，当然要，因为我们现在对肝。 肝癌的防治就分为三级。嗯，得了肝癌以后，我们还希望它以后不要再发生，这个叫第三级的防护。嗯，第三级的防护就是要找出它的原因。如果它的原因是吸肝，就将病毒把它杀掉，它以后复发的机会会大幅下降。嗯，了解。好，还有呢，张呃张云云呢问说：是，请问是不是不管 B 肝或 C 肝呢，定期追踪呢？ 呃，都要要求，医师要另外抽血来检验病毒量，诶，病毒量就不一定不一定的理由。因我记得病毒量全省检验都是要自费的嘛，对不对？诶，如果医疗的需要，健保有几户健保有几户？那什么是医疗的需要？你的医生会帮你决定。嗯，那为什么说不一定要验病毒量？第一个。 如果你是吸肝，你有病毒就赶快去治疗。嗯，治疗好了以后，你如果没有危险的行为，那你再感染、你再复发的机会很少，十万分之一还是二，非常的少，非常的少。我们不会要求你做那个病毒量的检验，因为那会浪费非常多的资源。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是 B 肝，那你有了病毒。 那但是肝脏没有发炎，我们也不会定期去接受那个病毒的检验，因为肝脏没有发炎，吃口服的杀病毒药在乙肝来讲是没有效的，嗯，没有效的啊。但是如果医生跟你讲说你的病毒量有两亿，那你晚上就睡不着了， <laughs> 哈哈。所以就是不用检验，但是要追踪。OK，好了解。好，另外呢，我来看一下，呃，好，另外，呃。 二月一号开始要对肝癌给付 B 肝治疗，但肝癌复发严重的病人就要结束 B 肝疗程了，会不会很不人道？ <laughs> 我觉得我们民众非常厉害， <laughs> 我们现在是这样。嗯，我们的 B 肝的肝癌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个 percent 是发生在他肝脏已经肝硬化。嗯，那肝硬化这一这一个部分的。 口服抗病毒药是长期健保和起付。嗯，那这一次开放的是没有肝硬化的部分。嗯，那没有肝硬化的部分，如果还有病毒，那它肝癌根除了以后，我们要去杀那个病毒，这个叫三级防护。嗯，希望这样的病人啊不要再得到肝癌的复发。嗯，那所以它里面有一个条件叫做根除性的治疗，就是说你这个肝癌会好的。 那我们就我们就可以再接受口服的抗病毒药物，但是万一你的肝癌已经到末期，是好，一般以那个健保署来讲，他希望你这个这个经费可以留给需要的人，嗯，所以才有说。 没有办法根除就要停药。了解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景荣南教授呢，跟听众朋友呢聊到了有关于 C 肝的口服新药的治疗啊。我觉得呢，台湾的民众真的是非常的幸福，政府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在照顾的 C 肝病友的健康。只要呢，你确认你是感染的 C 型肝炎的话呢，不管你的肝脏的肝硬化的程度如何，都可以来接受健保给付的口服新药的治疗。而这个口服新药的治疗呢？ 治愈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六到百分之九十八，同时呢，它几乎没有任何的副作用，疗程时间也很短，大概是八周到十二周左右。所以呃，真的是非常的欢迎听众朋友呢，一定要去差询你身边的肝胆肠胃科的医师，同时要去抽血检查，最重要的是要了解自己到底有没有吸肝。好哈。那最后呢，如果听众朋友呢，还有呃任何其他的一些的相关的呃问题呢？